阿弥陀佛！哈哈哈哈哈！老秃驴，你这一身打扮倒也新鲜。平时头上毛都没一根，如今却蓬勃的像雨后春草。瞧这身长脖子等本座的殷勤模样，本座怎能不如你愿？ 燕宗主何时混进侍女中的？霍西京那张人皮面具，师尊不想浪费，便自己用了。那苏骨功呢？呃。阿弥陀佛，连生连灭，保护陛下！是这帮人暗用暗器下毒。 小心！哎，放！你救！救救！快点救救！帝君呢？陛下陛下陛下！我来助你擒下宇文云。沈长，你！陛下。 让他们罢手吧！住住手！都给朕住手！皇上陛下，快住手！窝脸不尽兴，出去打！老秃驴，宇文云黑人君之相，本座不信你看不出来。你一辅佐他，实际上就是逆天而行。 助纣为虐，自己遭报应。你去那边，把皇后和小郎君们带出来，我们即刻出宫。是，贱人。 早知他这样吃里扒外，朕就该先废了他，再让几十个壮汉弄死他。陛下性命都要不保了，还有空骂别人？省省吧。殿下，方才有人破窗入内殿，将二郎抓走了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。 携手英雄联盟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十四集。 边大夫他们已进宫多时，是否要进去接应？再等等。沈道长，道长，陛下出来了，边大夫和皇后也出来了。沈道长，边大夫。嗯，随国公，方才我一时失察，以致令郎被人掳走。眼下，自当帮随国公寻回来。生死由命。 哪怕有什么万一，也是犬子命中如此，怪不得旁人。若无道长与燕宗主、边大夫鼎力相救，今今日无法得见儿女。阿爹，阿爹，我儿受苦了，是阿爹不好，没早点接你们出宫。阿爹，阿冲他。 我没看住他。阿爹保证，阿川会没事的。好了，先回府去吧。你们阿娘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，就盼着见你们呢。陛下突发疾病，口不能言，兼临时受命辅佐新帝，打理朝中事务。来人，送陛下回宫休养。 外间春寒，若无要事，就不要出来了。是，主公。沈道长便大福，宫中乱局急需有人善后，其余事宜，简或许无暇顾及。随国公无需客气，正事为重。只是，二郎若有消息，已见今日之境况，对方或许是想提要求。如果他们索要金银， 只要能保住小儿性命，花再多都值得。嗯，我们将继续寻找令郎的下落。多谢。众将士听令，随我进宫。诺。 对方能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清宁殿，一要有身手，二要熟悉皇宫道路，而且有一定身份可以来去自如。我想，我们也不必找了，对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哼哼哼哼，沈道长料的不错，正是有人想请你一聚。 只是用了点非常手段，还请道长见谅。慕容庆，沈道长一人独去，未免冷清，让边某相陪如何？以沈道长的武功，若没法全身而退，你去了又有何用？别逼我们直接将人杀了，大家鸡飞蛋打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边郎君放心。 我定会将人平安带回。哼，请吧。 主公与普六如间的次子都在正堂等候，沈道长，请。好久不见了，沈强，阿冲，不要妄动。 <laughs> 放心。 我无意伤害雁门郡公的性命，只要东西到手，我立马就离开这里，远遁他方，绝不会在你面前乱晃，令你心烦。你想要什么？请坐。沈乔，我们相识于寒微，称得上患难之交。我对你始终怀着一份感激之情。 没想到我们头一回心平气和的相对而坐，竟是在此时此地。贫道当不起赵国公的感激。还记得在破庙里，你帮我打跑了那些地痞，还给我驴肉夹饼。那时候我便想，这是哪来的傻子呀？明明身手那么好，却自愿把饼给我吃。很久之后我才晓得。 原来你曾经在江湖中有那么高的地位，却因为与人打了一架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还不得不拖着病体流浪江湖。我们一路艰辛，好不容易逃到怀州城，眼看离投效六合帮又近了一步，我满心欢喜，你却突然提出分道扬镳。我与你分手，非是嫌你累赘。 而是怕连累你。 <laughs> 当时我的确是以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，以为你有意抛下我，所以心中不忿。即使没有这一遭，碰上木提婆，你也会毫不犹豫的将我出卖。是与不是，多说何意？ <laughs> 无论如何。 若没有你将我带出那个小县城，此时我说不定还在干着永远吃不饱、干不完的苦活，亦或受我继母的盘剥纠缠。陈公，你虽然目不识丁，却过耳不忘，在人情世故上也比我更为圆滑。以你的资质，就算没有我，同样也会有出头之日。你之所以沦落到今天地步。 不是你不如人，而是你走错了路。不，你错了。我之所以棋差一招，不是因为走错路，而是运气不好。沈乔，你从半步峰跌落，若不是燕无师正好路过，换做玉爱或者坤爷，你早就没命了吧？我听说。 你自小父母双亡，被齐凤阁收入门下教养。可世上失护的、资质好的人千千万，凭什么你就被齐凤阁看上？你双目巨盲，武功尽废，若不是得了朱阳策，又怎能重回高手行列？归根究底，不过是因为你运气比旁人好罢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 你若要这样想，我也没有法子。 <laughs> 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，素来看不上我这种人。今日若不是你帮蒲六如坚发动宫变，我还好好做着赵国公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可宇文赟一死，我在周国就没了容身之地，蒲六如今不会再重用我，说不定还要杀我来祭天。 我不得不谈条件。我，知周朝内宫藏了一卷《朱阳册》，却遍寻不着，想来是有人拿走了。幻月宗受宇文邕重用多年，拿走的可能性最大。你与燕无师关系匪浅，他想必已经给你看过了吧？不错，那残卷在我手上，不过不是燕无师，是蒲六如坚给我的。 啊，蒲六如今的女儿是宇文赟的皇后，难怪。你想要让我用《周阳策》来换雁门郡公？ <laughs> 是。不过我不只要周朝内宫那一卷，你们玄都山那一卷我也要。蒲六如今给我的那一卷，现在就在我身上。但玄都山的，早已被我师尊销毁。我若背出来。 只怕你要怀疑我在内容上做手脚。换了别人，我可能会怀疑，但是你，我相信你的人品的。那多谢你的信任。待我记下，便放了雁门郡公。沈道长，请了。 将不遇，不遇已尽，天下将自正。我记下了，其中有些字句尚不能理解透彻。不过时间紧急，来不及向你请教了。我已履约，请你也遵守信用，将人放了，我自会保你安全离京。嘿嘿。 你不出手，不代表别人不出手。我不愿冒险，所以得委屈雁门郡公陪我一段。等出了京城，我自然会将他放下。可以。若你不守约定放人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我也会追杀你到底。 <laughs> 你放心，我带着这么个累赘有何用呢？普六如今那么多儿子，我也威胁不了他。 只能用来换换朱阳策了。走吧，我自己走。主公，马车都已经备好了。嗯，上车吧。 主公小心！ <laughs> 阿成，到一边去。你一切命运的改变，始于在破庙里遇见了我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了结吧。你心性偏颇，武功对你而言，只是往上爬的利器。但你握此利器，对他人，很可能是灭顶之灾。 陈功，你不配练武，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燕武师身下身移的一条狗，凭着色相骗他将周阳策给你，你又比我好多少？你，马冲。 也该以本郡公为质，去死吧！沈道长，二郎，别说，慕容卿已制服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但陈公死了。 间的次子救回来了。是，弟子已将普六如英送回随国公府。陈公已死，慕容进身受重伤，目前被押了起来，留着问口供。嗯，师尊您没事吧？这府中还有些清心丸。燕宗主的伤势可还严重？需要贫道看看吗？那就有劳沈道长了。 老秃驴也算一代宗师了，哪有这么轻易能打赢的？可经此一役，他虽然没死，佛门却要一蹶不振了。他一心留恋红尘，此番我只废他武功，留他一条狗命。他这样的身份，总得拿来做点什么才好。内息有些紊乱，像是受了内伤。 不过并无大碍，内外调理些时日便好。 <laughs> 有劳沈道长了，难为本座曾经那样对你，你却能摒弃前嫌，共犯险境，此等仗义，让人动容。 非礼是何物？啊，回师尊，是蜜水。唤作梅饮。阿乔不喜蜜水甜是。行了，本座沐浴更衣去。啊，弟子已吩咐人备好热水衣裳。你怎知我不洗蜜水的？ 师尊，敢问弟子对沈道长，仍是一如既往吗？对他与对我一般无二。恕弟子多嘴，我瞧着沈道长，似乎没那个意思。嗯？你有主意？弟子有无数收服女子的手段，可沈乔非但不是女子，更非寻常人。 不过古话有云，“烈女怕缠郎”，想必有些道理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啊，师尊风仪过人，若是常人，即便您只想春风一度，对方必定千肯万肯。可换做沈乔，有朝一日师尊厌倦了，他怕是不肯轻易罢休的。 <laughs> 你怎知我只要春风一度？ 难不成，您要一生一世？啊，弟子明白了。 你已见过普六如坚的两个儿子了，觉得他们如何？大郎老师，钝而不愚；二郎聪明，小小年纪便展露手段。你这评价中肯，“钝而不愚”四字，尽得精华。恕我直言，普六如坚心智过人，又肯隐忍，执掌国政，也不失为英主。 但他那两个儿子，性情本该颠倒过来才是。如今次子才智超越长子，将来未必是幸事。阿乔，你想的也太远了。世上岂有万世不败之王朝？况且谁知道这两个儿子会不会未及成年就夭折？普六如今又能做几年皇帝？ 我只需眼前的合作者保持清醒，不出昏招。至于他普六儒家的传承， <laughs> 我又不是他爹，为何要替他操心那么多？既然尹宗主心里有数，我也无需多言了。普六如今本想为他两个儿子寻个师傅，你既然这样说，就是一个也看不上。 回头我帮你拒了便是。燕宗主的武功比我好，为何不找你拜师？ <laughs> 你看不上我，自然也看不上。以我们的关系，若不共同进退，会令人误会的吧？燕宗主多虑了，贫道并非幻月宗门人，哪怕不与燕宗主共同进退，别人也不会误会的。 但起码，别人都认定，普六如今功便能成是我们的功劳。宇文云之前就已将皇位禅让给儿子宇文禅，新帝才八岁，他甚至都不必另立傀儡，直接监国便是。既然迟早都要登基，普六如今在等什么？啊，等一个名正言顺。 先是兵部血刃掌控宫门，自封左大丞相。朕自知年幼，请左大丞相替朕监国。又立刻停了在修的皇家园林。回家可以回家了。将因进谏而贬谪出京的官员陆续召回，恢复名誉。家进京，官复原职，皇恩浩荡啊！仅这两条，就收尽人心。 更何况普留如今执政，也就意味着佛门与合欢宗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出来！快走！许天彪，走！朝廷有令，所有寺庙通通查封！快快走！快走！我求你我愿束发还俗。 传令下去，幻月宗无需再隐忍，势必要将合欢宗分布在朝野的势力一网打尽。是师尊。新朝一反之前对突厥的弱势，直接与其交恶，未来如何，且放眼看。 过短短两月，宇文阐禅位，普六逐间登基，恢复杨氏汉姓，改国号为隋。因着大赦天下，百姓今年不必交税，日子也过得轻松一些。直至此刻，我才没有后悔自己当日所做的决定。 <laughs> 他还下令在长安建玄都观，封你为通威元妙真人。 感情，阿乔心中一直忐忑不安。的确，这些日子，我一直怕自己的掺和，会让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。 <laughs> 我家阿乔，心怀天下，不像我，只要仇人倒霉，谁做皇帝我都输的。当日围攻你的人，也有过得好好的。广陵散至今卖好。 段文央有个好师傅，这两人我暂时没打算动他。窦燕山被云拂一毒死，云拂一继任不过半月，又被几个堂主联手赶跑。 <laughs> 这六合帮真是一出大戏。幻月宗从中获利不少吧？不错，那老秃驴就不用说了，还在牢里关着。 至于玉爱，我准备留给你来处置。新摘的艾草，驱虫驱蚊去毒气喽！还有五彩缕、香荷包，保管五毒样样不沾身。哎，过两日就是端午了，都来瞧瞧吧。布老虎不错。哎， <laughs> 郎君，来一个吧。拿好了。给我的。 倒也可爱，哼， <laughs> 是啊，像你，大猫小猫都是猫，本座成日都在与猫为伍。师尊，玉郎君，弟子见过师尊，沈道长，怎么才回来？ 师兄，四师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弟子是世剑大会完了后，从青城山下来时碰到沈道长的师弟的。玉郎君问我门派，我才知道他也认识师兄。 元婴愚钝，多谢玉郎君一一路解惑。元郎君客气了。玄都山封山日久，江湖之事你们知的不多，所以才会被突厥人找到机会趁虚而入。呃，其实三师兄虽然接受了突厥人的封号，但是一直没有让突突厥人上山。我好几次找他说要要把二师兄寻回来，重振门派。三师兄他。 都都都是答应的，直直到五师妹不告而别，给给我留留了一封信。玉矮所做之事，你如今都知道了。呃，我我正找机会暗中查探，谁知一位长老先找上我，话里话外都是愿意支持我，取取玉矮而代之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便悄悄寻了个机会下山了。那个长老是谁？ 张本初，张张长老。月海能顺利当上掌教，支持他的长老里头，想必也有张本初了。是。那大师兄呢？他既然找过你，应该也找过大师兄了。这这我不晓得，我成日都在屋里看书，要么就是教弟子练剑。二师兄，对对不起。 <laughs> 不用说对不起。 你本性不喜与人争执，又很少出门，这次能及时发现不妥已经很好了。你在见过张本初之后，有没有去找玉儿说明情况？没有，先前五师妹说她与你落崖有关，我我就对对她心怀戒戒备了。严师弟既然来了，就在此处住下吧。 看你一脸面黄肌瘦，让厨下给你补补。你师兄的玄都观还没建好，也是住在我这五国公府里的。啊！既然燕宗主诚意相邀，你就答应吧。啊，多谢燕宗主，那那我就叨扰了。 元婴不是我捡回来的吗？师尊怎么喊他师弟了？他怎么平白高了我们一辈呢？哎，你也不看看他师兄是谁啊？就是沈道长啊。 <sighs> 这是内地呀。 你想去玄都山？嗯，我想回去看看。张本初既然找上元英，说明玉儿已经不符合他的期望。他们之间的矛盾肯定不小。这其中，若说没有外力的介入，我是不信的。也好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以你现在的武功， 想把玉矮剁成八块可能不行，一箭穿心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我上去，也未必就要杀人啊。 <laughs> 只怕由不得你。玄都山就像一块放在笼子里的肥肉，现在笼子有了缺口，禽兽岂有不扑上去的道理？嗯。 我这边还收到一个消息，合欢宗最近与突厥人走得很近。你的意思是，合欢宗在玄都山的事情上也会插上一手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此行单枪匹马，不如我将座下弟子借一个给您，边岩梅和玉生烟，你想要哪个？这本是玄都山内部事务。 怎好劳烦他们俩？这么说，你是想本座亲自与你去了？啊？ <laughs> 可惜这次不能如你所愿。上回与雪婷一战，我伤势未好，去了也未必能帮上忙。怎么过了许久还未好？手给我看看。 怎会如此？ 真的。 像头发。 何时去配的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不成贫道事事都要向燕宗主汇报吗？ <laughs> 自然不用。不过我关心你嘛，怕你钱不够花，又怕你被人骗了。原来贫道在燕宗主心目中这般愚钝。 <laughs> 那倒不是。你下山之后日日长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眼下要比从前聪明了许多。 我看眼宗主这样，也不像身上有内伤的。再多说几句，说不定能好的更快些。 <laughs> 那不行，少了沈道长这一味良药，注定是要好的慢些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幻月宗宗主向葫芦姑下了战书。什么？他不是还有伤在身吗？眼生在世上。 谁不想肆意妄为？谁又没有种种不得已？再凶狠的人，只要有一点善，我也不想因其恶否其善。你这样，啊，怪不得被我师尊吃得死死的。